锵锵三人行，哎呀，又廷，又廷今天一定得来啊！ <laughs> 呃，这个因为呢，这个最近英美、英国和美国这兄弟俩啊，两国都有盛典，对吧？ <laughs> 一个是本拉登被打死， <laughs> 美国人狂欢了啊！对，英国也刚刚有一起。 威廉世纪婚礼，世纪婚哎，你知道那个网络调查？呃，两件事情的那个当天的那个浏览率，威廉大胜， <laughs> 呃，本拉登的这个当天的这个 Twitter 浏览，Twitter 是转发最多，但是那个网站的浏览率是四百万。 一分钟，但是那个威廉五百万。其实我对威廉这个事情呢，还没多大兴趣。我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呢？为什么幼婷一定要来呢？哦。又婷的生日选的这个巧啊， <laughs> 他们四月二十九号大婚那一天，是咱们幼婷满四十岁的生日，所以他是没有没有。 <laughs> 干嘛说出来？ <laughs> 满十四岁的生日吗？他是选在那一天生日是？因为离他选择离开嘛，回台湾庆生是吗？对，我选择离开。哎，台湾的台湾。 的气氛怎么样？因为在香港，其实看的气氛蛮狂热的，因为毕竟香港以前是殖民地。 我们那个跟英国，感觉有关系。我们是非常有深厚感情。哎，别忘记啊，我小时候读书，中学跟小学学校的里面还挂着英女王的照片的。我们很多同学晚上还梦遗梦到英女王了。 <laughs> 我不骗你， <laughs> 为什么？英女王梦遗，那不得吓着了？这是。 <laughs> 哎，兄弟，是尿床吗？尿床。哎，幼婷，对不起，时间会过，我们要把钟啊往回拨四十年前。OK，我四十八。 八岁，我小学的时候六岁嘛，七岁嘛。嗯，那这是四十年前，当时英女王刚好是熟女啊，少年爱熟女，你知道吗？她反正啊，我没有开玩笑，英女王曾经是有一代的香港男孩子的意淫的对象，你知道吗？那现在就改了，他孙子了。他 <laughs> 孙子阳台上的这个风光也成为这个意淫的。 <laughs> 咱们可以看看这一组照片，我觉得真是很很梦遗啊， <laughs> 这是，这是他爹，对，他娘。 哎，我觉得这一吻呐，比到他们这一次的吻我很不欣赏。这个吻好，这个吻好。可是你看这个女生。 比较是，你看他脖子伸多长，你看 <laughs> 整个是贴上去了，就是 <laughs> 快亲快亲。好，你给我看看下一张。他们这次这俩儿子有点对付，你知道吗？你再看下一张。对，三十年后有没有？这俩就是公关， <laughs> 你知道吗？这对付。哪有？你再看下边，他们王子比较救救那个王妃。他们说这张照片说明摄影师你可伤不起呀。系鞋带吧。摄影师你可伤不起啊！放错了吧？这三 D 肉蒲团呢？所以梦怡嘛，我跟你说，看下面。 <laughs> 这小姑娘哎，都看不下去了哎哎！可是你说到小孩哈，刚才三十年前嘛那一吻，后来他们结婚那一吻之后，第二天哈，英国的媒体访问一群小孩子，十来岁的，就问他们，他们整天在看电视嘛，看见那婚礼，说对整个婚礼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完全答案是一致的，都说那一吻。 每一个人都是记得那个 kiss 哈，所以从此以后啊，不管他们英国王室谁结婚，不管是大王子、小王子，什么王族结婚打扑克呢？王、大王小王。对，那那那个那一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次也是这样。最后你看迪士尼的那种卡通动画，最后一定也是一吻，然后就。 故事书和 C D N 这样子， <laughs> 所以这就是代表幸福的象征了。但是实际跟当事人真没什么关系，它 <laughs> 这是一个彻底的群体性行为。 <laughs> 你发现没有？嗯，完全就连这两个，这个威廉王子和和和这个凯特，凯特。说实在话，我怎么我发现我真不是一个俗人呢？我怎么一点兴趣都没有呢？我跟你说啊，那个电视在那放着，哎，我都没有一点注意力要把视线偏移过去。 我怎么觉得我对这个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就没就不吸引你的点？因为你整个人对婚姻不信任嘛。那不是， <laughs> 就是说，所以看到人家就是婚姻，就觉得哎呀，这三年后也就。咱就说这个梦啊，咱就说这个梦对吧？就说威廉王子对不对？你说他也就是因为他是王子啊，嗯，你要不然也就是普通一精子，对不对？ <laughs> 你说这玩意儿，哎，往好里说，他是一表人才。 你往坏里说就是个秃顶龅牙，你说对吧？包括这个新娘，你发现没有？就光环之下呀，就好。老实讲，这新娘我不觉得多美女。不过倒说这，而且我觉得有点显老，啊，怎么二十多岁长得跟四十多似的呢？哎，可是这次的评论对于他们俩的婚姻倒也不是已经像。 呃，我承认他在搭档王菲的时候，大家的确是已经变成是所谓的王子公主的这种。哎，那个时候我注意，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评论，从他们婚前到现在，我觉得让大家信，尤其是女生嘛，我们在讨论的倒也不是说她今天穿呃，就是有多多少克拉的钻戒，或者有几台马车，我们讨论是说他们两个八年长跑，然后可以到最后真的在一起，是他们感情的这个过程让我们感动哎。 你知道吗？不是这些华丽的这些什么城堡啊，或者是哦，是见证是说结果了。觉得他们这两个在这么多的 <clears throat> 阻拦之下，再加上有帮妈妈的阴影，再加上呢皇室的这个婚姻，感觉就是一开始就是不被看好情形。他们还可以突破重围，到最后在一起，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可以相信爱情。女生讨论这个哈，蛮多不同的观点的。我看到有些女生女孩子啊，特别在台湾跟香港讨论什么呢？ 讨论说那个女女王妃她的策略是什么？因为有一个说法说她打定主意选哪个大学。 进去第一天 <laughs> 就跟他朋友说， <laughs> 我一定要把王子钓到手哈。哎啊，大家的研究哈、往回看他八年到底用了哪个进攻跟防守的策略哈？想从里面学到一个东西哈？可能都想把两岸三地的大富豪钓钓 <laughs> 回家这样。所以大家的重点还是看的不一样啊。那但是你说啊，我就觉得啊，这个全世界二十亿人，二十亿人在看这个事情，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看他们微博上也有人在发出这样的浩叹和疑问，说这个多少个人向英国王子送上这个祝福哈，但是问题是王子知道吗？ <laughs> 后来我查到啊，你还真别说，王子还真周到， <laughs> 就是说中国一女孩说，我要祝贺你。 我给你送礼要不要？你说这英国王室啊，居然能回信呢？说要， <laughs> 然后这女的送了好像一套三件这个瓷器，我说给送礼的和收礼的都增加了麻烦。 <laughs> 哎，这么多人，天哪！ <coughs> 哎，文涛，这是英国的传统。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哈，我写一个论文是写关于香港回归的，英国跟中国谈判的过程哈。 为了做我的研究拿材料，我其中做的一件事，就是写信给英国以前的高官几个，包括他的前首相，包括他的什么外交部长等等等等哈，写了写了不止三个，写了给五个，每一个都亲笔回信。我一个远在美国一个地方读书的香港学生，写给他们，结果过了两个月，每一个人回信，有人回了半夜，有人回了整整两三夜，告诉我说当时谈判是怎么样跟北京。 啊，当跟北京谈的哈，嗯，我这是他们的传统啊，他们一定会给你的。对，那当然他们也是没事干了，就是 <laughs> 主要行政的事儿，其实都是英国议会了，对吧？那王室他他哎，甚至有些人说了，你说在今天这个年代啊，说是一个平民一下嫁给英国的一个公民吧，对吧？嗯，马上就可以过上奢侈奢华的这个生活，这个在当今社会，英国人也有少数派吧，也提出这种质疑啊。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感觉呀？哈， <laughs> 我觉得我很就是我们都不能理解。比如说，假如说咱们现在故宫里还住着人呢，咱们大概能理解。好比说日本人是不是能理解？就是我们从小我们没有这种跟国王长大，我觉得只有英国人他能明白这个跟国王或者跟皇帝看着他们这一家人。 我们这种说实在的，真是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吧？的确是有点遥远，但是我的感觉是，世界难得有好事。 <laughs> 大家想一想，就是宾拉，就是宾拉的这个，也不是真的好事。他杀死他，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反恐还要多久，对吧？过去地震啊、海啸啊，你所有现在回想，从二零金融海啸到现在，还真没一件就是可以让大家感觉是好事的好事。 真的就是纯粹的好事的好事，我觉得。那为什么你你比如说四月二十九号也是你的生日啊？ <laughs> 怎么感觉你把你的生日看的还次要过他们的好事呢？ <laughs> 我觉得你的好事更重要啊。 这因为我我没有王子来跟我庆祝是吧？ <laughs> 我没有威廉王子，他的王子在台湾嘛， <laughs> 所以他就回去庆生了。对，而且我回台湾原因也是因为另外一场婚礼， <laughs> 所以我还说真巧，你知道中国人就选婚礼是选这个良辰吉日对吧？所以我们选他选四月二十九，说哦原来那天农历上是移婚假，英国肯定不看黄历，他们怎么也那么刚好选了四月二十九也移婚假呢？太爱聊了，我发现这二十亿人呐，这辈子啊就是真是真是。 说过着普普通通的人生啊，为别人起了一辈子哄。你说这个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又婷，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妹妹们啊，管这个郎君呢？ 写信、写情书都叫王子，呃，因为你们一直都这样是吗？没有啊，我从来没有称我的对方叫王子。哎，没有吧？宝贝吧？ <laughs> 那宝贝是内地叫的。 我怎么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女大学生啊，什么给给自己的男朋友啊，这发个信息或者是干什么都叫王子呢？啊，是吗？我觉得什么时候死灰复燃了？因为我小时候， <laughs> 我小时候我我我我们小时候同志。 <laughs> 爱 <laughs> 人同志。对对对，幼情同志。咱们俩公园没灯的地方去一下。王子，可能现在流行哈。嗯。那我刚呃文涛说到他们那个什么收礼物，收礼物啊。 啊，我想到说，三十年前哈，因为他们有个传统的，结婚之后会把全世界的国家的，还有宾客的哈，还有老百姓给他们的重要的礼物，他们放在皇宫展览，展览大概五天左右哈。三十年前他们就展览了，很有意思啊。其中一个比较感动是一个英国的小女孩，大概十二岁吧，就写了一张支票。 给那个呃，戴安娜王妃哈，二十英镑的支票，要说我想请你喝茶，可是你一定不可能出来陪我喝茶哈。那希望你用我这二十英镑去买个买一个茶店，让你喝茶的时候把茶杯放在在茶垫上面，那我感觉就好像我在陪你喝茶一样哈，这样很很贴心的感觉。 然后呢，美国有一群富豪啊，美国南部的富豪哈，他们就把他们油田公司的股票 <laughs> 分了一些给王菲。那你只要拿着那个股票呢，每个月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三万英镑的利息哈。哎呦，可是他们不能要啊，英国王室不能收外国人送的钱啊，要把它退回去哈。然后还有在英国一个属土啊，外面叫。 择斯赌道哈，嗯，在那个在那个法国海啊外海外面哈，他们呢就送了两头乳牛哈，给给他们两夫妻，他说从此以后你们不愁不用不愁孩子自个儿给孩子喂奶了， <laughs> 不愁不愁没有新鲜牛奶喝这样蛮蛮感动的我，所以我蛮好奇他们这一次展览这个礼物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出来，嗯是是，当然这次啊，人家也就是说了嘛，这个王室图名。 什么这个国国家图利呃民众图乐，就说这个振兴中国经济不是？英 <laughs> 国振兴中国经济也对也对 <laughs> 对也振兴了中国经济啊！中国人多少跟着起哄的？你说没有没有？你说振兴中国经济也可以这样说。你说英国啊，这卖多少的纪念品，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 对吧？对对对，所以这整个加工业啊或者制造业的确是带来很多笔订单，包括他们那个网那些网站。 增加了多少点击率啊？专门的微博就搞这个东西，就跟过情人节似的，你知道吗？ <laughs> 让大家纷纷的送祝福什么的。我觉得搞这个 <laughs> 像英国王子送祝福，好像人家能知道似的， <laughs> 大家就在那儿送祝福。哎呀，还写还还写中文，还写中文，还写。所以，哎，我最近真的开始研究婚姻问题了。我跟你讲，我从古罗马的这个开始研究，我觉得啊，在今天干的这个年代，你发现没有？ 呃，过去讲这个女明星啊，就是一炮而红。嗯，最近你又听你做娱乐节目，你发现没有？一婚而红，对啊，是吗？最近这个是是这个婚姻是如此的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这个跟媒体的这种这种意淫有关系，对吧？但是的确，它成了一个这么显赫的事情，你觉不觉得？现在所有的女明星几乎都是靠。 不是靠跟谁潜规则出名啊， <laughs> 是靠结婚离婚这事儿， <laughs> 是吧？或者说你什么时候结的婚？你说，哎，我上个月结的不对吧？八年前就登记了， <laughs> 现在都是这么聊的。对，这结婚好像变成一个风，我觉得挺好的。本来之前我们不还说离婚率高，或者是说根本没有人愿意结婚吗？觉得这个经济压力太大。那如果女明星可以带动一股风潮，让大家开始愿意结婚，我我乐观其成啊！就跟现在女明星前阵子好莱坞妈妈、好莱坞那些明星都开始生那个孩子的。 时候啊，就龙凤胎一直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也很好，刺激生育率。所以呢，其实我对这件事情都是呈现好莱坞正面的态度。我跟你讲，亲爱的，他跟我们有本质的不同。 <laughs> 那好莱坞就说那个猪和皮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猪，猪里比斯不是、哦、那个 Brad Pitt 那个、呃、？Brad Pitt 和那个安吉丽娜安吉丽娜朱莉，朱朱朱朱朱嘴唇嘴唇那个。你你知道人家生孩子，他们还自己还领领对啊、我那天看到一 新闻，这夫妻俩为了他们这六个孩子，去年一年花了一千万美元呢。嗯，然后呢，你知道干什么？去年一年不干别的，这夫妻俩领着这六个孩子坐着私人飞机，全球各地游玩，光这个飞机的这个钱就五百万美元。最让我搓火的是，这六个孩子 <laughs> 就是来自不同肤色的嘛，对，至少都是双语的保姆。每一个保姆，我给你讲，又婷， 凤凰挣钱最多的主持人也没他多， <laughs> 每个保姆的年薪九十万美元，真的九十万美元，这就是他们缺不缺中文保姆？对呀，请广东话版，要那广东话。我们两个应该去申请， <laughs> 小丽都都都都都不够。 <laughs> 没有这这婚姻啊，你说名人的婚姻对于媒体来说非常吸引，因为任何人对于任何人跟他谈婚姻，我们至少有五个卖点可以追查。第一个。 你到底结婚了没有？ <laughs> 文涛结婚了没有啊？不能讲你啊， <laughs> 结婚了没有？又停，年后呢？呃，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好，那还有一个再来就如何结婚？ 到底去巴厘岛结呢，还是在海南岛，对不对？嗯。最后呢，结了之后什么时候离婚， <laughs> 对不对？至少有五个东西，五个题材给你去炒作，所以媒体媒体一定把这个炒作起来的。没错。他们认为这个起码跟女明星之间终于是好事，你也愿意讲一些，你也可以做个宣传，我不用再苦苦追追着你。所以呢，我觉得呃，当然不要再讲那个大汪 <laughs> 大汪婚礼的话，大部分情况就是记者跟这个。 女明星之间是比较好的互动了，在一个好事上。你说这个啊，现在人家说这个英文里有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呢？Name dropping 啊，是吧？叫拽人名啊，叫拽名人呢。就是说，很多人聊天的时候啊，都喜欢扯上，都喜欢扯上名人。现在好像就说你你你你你扯上个名人聊天才有人听，所以我也扯呀。我就说那个， <laughs>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大小 S 是吧？ <laughs> 我有一次呢。 我就发现这个这个这个火到一个，就他们结婚那几天火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有一次偶然在一个场合我遇到人家，遇到人家听人家说呢在北京要买房子，那么我认识一个中介，我就帮他就是介绍，呃我说到那儿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事先跟这个中介啊，还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让人家不好意思，你就假装不认识。我说你就你就假装不认识，不要让人家很尴尬看房子。他说你放心，窦先生，我我一定这这咱们这假装我 <laughs> 肯定都从来没见过他们 <laughs> 啊。但是过不了半小时，这中介给我打电话， <laughs> 说呀真对不起，我们这儿人山人海啊。他说我是装作不认识啊，可是玻璃窗外面全是人呢。最后房子也没看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从这个婚姻的原意来讲，最早的原意来讲啊，威廉王子这个是典型的非法婚姻。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我就研究古罗马风化史啊， <laughs> 贵族跟平民通婚，这头一个就是非法。在那个时候是，他他是非常协同，所以你知道他的婚姻，你跟着凑热闹，他是有完全不同的。 历史内涵的，就是这种呃王室的这种这种婚姻呢，他那第一个是你绝不能够跟平民，这是古罗马嘛，希腊罗马是西方文明的这一套起源嘛，绝这是第一个违法。第二个违法呢，当时的这种贵族之间的婚姻呢，有一条，这次他们又违法了，就是那个凯特那边提出来说我不服。 不服从你，这是不对的。那个时候，古罗马的时候，这个誓誓词最主要的平民的男女还稍稍平等一点，尤其是贵族的，就一定要宣誓我服从丈夫，从此我就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了。他是这样的一种让渡关系。那我们需要报警吗？ <laughs> 所以，所以你看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为什么有意思啊？他是又老又新。 从老的地方来讲啊，咱们在旁观着一个。 古老的历史里一次一次发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从他们身上你就我们就真的看到了一个女性的就是地位的提升啊。第一就是我我不是真的扒着你王子不放的，这中间分分合合，你这个威廉王子你也是要下足苦功，你才可以把我追回去。第二，女性绝对不是服从，不是我加入皇室以后呢，我就没有我自己了，我还是有我自己，而且你们也是因为我是平民，这个帮你们制造了一些不也不是制造，就是说。 有些更加亲民、贴近民众的形象，其实女生这方面是帮忙加分的，绝对不是说。可是我们要注意，他这个改变他宣誓的誓词哈，不是从他开始，三十年前就这样，三十年前戴妃开始的，他就改变了，本来要改说顺从老公，他就改，他说我们应互相配合等等，反而他这次啊，其实。 就等于于冰拉登嘛，冰拉登哈，有点像连续剧的一个结局啊。嗯，因为三十年前这样子哈，然后别忘记啊，戴安娜王妃那个悲剧，还有另外英国王室整个婚姻是崩溃了，安妮公主离婚，没错，安德鲁王子离婚，居然几乎所有的王族都离婚的时候。 这两个家伙还敢结婚？你说 <laughs> 那我们就会有特别你现在他他他他爹他丈母娘都说不清楚了， <laughs> 是吧？ <laughs> 这个哎，现在查尔斯王子跟那个跟那个卡米拉是什么关系呢？呃，结婚了，结婚他们重新结婚，所以他其实还有几个兄弟的哈。所以呃，你放心，文涛，你讲了犯法的问题哈，时代是进步的哈，他们以后也是犯法的，我们以后每个人的犯法哈。嗯，就说因为有人说时代这样进步下去，以后会变成说。 只要结婚，这是犯法。你看，我们多少麻烦都是因为因为有婚姻，对，对不对？只要没有婚姻，不准结婚的话，其实没有这种占有欲，没有独占啊，不是每个人都想占有嘛，不准你独占。OK，那就没问题，很多问题以解决。那就回到原始啊，原始原始生活，对啊。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